中文童话：猴子和鳄鱼。从前，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，有一条大河。河里住着一只老鳄鱼，由于年老体衰，他已经不能再捕食了。有一天，他非常饿。 于是心里想到，到陆地上去捕食已经太困难了，我应该试着在河里抓鱼吃。我太饿了，于是他就试着去抓鱼，可是鱼都从他嘴边溜走了。鳄鱼既疲惫又沮丧，就决定在河边的一棵树下休息一会儿。 一只猴子正坐在树枝上吃果子，鳄鱼看到了猴子，于是问道：“喂，亲爱的猴子，你在吃什么呢？请问能给我吃一些吗？我现在好饿呀！”“这是水果，它们可甜了，给你吃吧。”“嗯，哦，是的。” 他们真的非常甜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我的救星，我太饿了，是你帮助了我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如果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得有多么的幸运呐！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呀。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，我就住在这棵树上，你觉得饿的时候就来这里找我。 我会找到最好的果子给你吃。于是鳄鱼每天都会来到树下，猴子就给它一些果子吃。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。就这样，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。有时是鳄鱼来树下玩耍，有时是猴子坐在鳄鱼的背上在河里游玩。听我说，朋友。 我想让我的妻子也品尝一下这些果子，请问你能给我一些吗？求你了，我想带回家去。没问题，这就去摘果子，走吧。猴子开心地摘了一些果子送给鳄鱼，然后鳄鱼就去拿给妻子吃。他妻子住在河流的另一边。 亲爱的，瞧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？是一些甜果子，我的猴子朋友专门摘给你吃的。哦哇，这些果子真的好甜呢。可是，我最亲爱的老公，你准备吃果子吃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想想，这些果子这么甜，那只猴子每天吃这些果子。 他也非常甜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他人非常好，他还把果子分给我一起吃呢。呵呵呵呵。其实，我是在想他的心应该非常甜吧？我可是好久没有吃到肉了。你能把他的心拿给我吗？听到这句话，鳄鱼陷入了沉思，然后他对妻子说。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？猴子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如果把他的心拿走，他会死掉。我饿的时候，他给我食物吃。现在你却让我去杀掉他？哼！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只想要那只猴子的心。快去给我拿来！ 否则我就自杀给你看。听到妻子这样说，可怜的鳄鱼感到很绝望，他伤心的去找猴子，想说服他，并把他带回家送给妻子。亲爱的猴子，亲爱的猴子，我妻子吃到那些果子非常开心，她想邀请你到我家去吃午餐，来吧。 跟我回家去吧，咱们一块儿吃午餐。他人可真好，那走吧。猴子同意跟鳄鱼回家，于是他们就出发了。他们愉快地走着，过了一会儿，猴子问道：“朋友，你的妻子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呀？你喜欢香蕉，对吗？” 所以，他准备烤一些香蕉面包和一些好吃的饼干，专门为你做的。太好了，看来今天能够大吃一顿了。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看到朋友这么开心，鳄鱼心想，他应该把妻子的打算告诉猴子。可怜的猴子。 他还在幻想大吃一顿呢，一点儿都没想到，我妻子是想要拿他的心做午餐。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要把真相告诉他。哦，猴子，亲爱的，我我要跟你说点事儿。我妻子她，她她想想要吃掉你你的心。 请原谅我吧，如果吃不到你的心，它就它就要死。听到鳄鱼这样说，猴子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这只猴子非常聪明啊！好啊，好啊，这没问题的。可是朋友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我们猴子可都是把心藏在树上的。 现在咱们只能返回树上去拿我的心，你再把我送回去吧。哦吼，我可真是傻呀！现在我们只能原路返回去了，好吧？咱们回去取你的心。如果我空着手回去，他可就要吃掉我的心喽。 于是鳄鱼就把猴子送回到树那里。当猴子到达岸边以后，它立即从鳄鱼背上跳下来，爬到树上，然后对鳄鱼说：“你这只蠢鳄鱼，如果心拿出来了，还能活吗？我把你当成朋友一样看待，还给了你这么多的食物，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背信弃义的家伙！” 现在你既得不到我的心，也吃不到果子了，快滚吧！猴子用他的聪明和智慧救了自己一命，而那只鳄鱼由于他的愚蠢，既失去了一个好朋友，又失去了甜美的果子。孩子们喜欢这个故事吗？谁能告诉我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？啊，嗯，这个。 嗯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故事告诉我们，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，一定不能惊慌，应该像猴子一样机智地去应对困难。而且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，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，就像那只鳄鱼一样的结果。